锵锵三人行，哎，光美啊，这是刚过中秋节啊，给你介绍你们故乡来人儿， <laughs> 杨照老师，哎呦，那可是不得了的啊，这个这个著著名人士啊，这个咱们这个清明节出生的了不起啊， <laughs> 清明节出生，中秋节后来上节目， <laughs> 哎，对对对对，他自己称呼他是民国遗物啊，呃，实际上呢，在咱们台湾又做电台节目，又是思想家，又是评论家，我看你还是历史家。 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是是吧？你看我查他的黑材料，哈佛大学博士候选人，为什么叫候选人呢？早拿到了吧？没拿到， <laughs> 没拿到，不拿了，不屑于了，不不是不屑于，是在学院里面是有一个候选人的这样的一个资格，我到了那个资格之后就没往上走，所以就停在那儿。对，到台湾呢，人家这个杨老师这个很有影响啊，听说要取代马英九嘛？ <laughs> 没有，我假设取代马英九当什么呢？ 哎，当呃需要再说了，指指点台湾政局 <laughs> 啊！哎，今天呢，先想请你以这个这个台湾人的这个视角啊，看看我们大陆发生的很多新鲜事儿啊。这几天你在北京有没有听说我们的那个什么呀？呃，叫叫什么来着？恨爹不成钢，怨爸不双江，横批叫投胎姓李。 <laughs> 投胎姓李，这个听说了。 <laughs> 你看他们呃，还有还有一个说法叫什么？ 最近几天发生的新闻，用一个对联可以概括，叫“李刚、李阳、李双江车祸家暴冲锋枪”， <laughs> 因为他们家小孩打人的时候，呃，车车后呃这个箱里啊，发现一把枪，不是后来不是说是塑料塑料玩具这个冲锋枪，大家就调侃了，哎，这个事儿啊，我们。 大陆人一听啊，该怎么聊啊，都心知肚明。但我特别想知道，您会怎么听说这事儿，会怎么看？我其实还是回头想到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是当时两岸还隔绝的时候，然后呢，呃，例如说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完全看不到中国大陆来的任何文学作品啦这些东西。可是呢，在两岸的开放的过程当中，有两部作品是很重要的。 那在台湾，这个是大陆的剧本，但是在台湾呢改编成为电影，一部呢叫做《上海社会档案》，另外一部呢叫做《假如我是真的》。因为什么叫做《假如我是真的》？那基本上就讲一个骗子，就是他到处骗人家说“我爸爸是谁，我爸爸是谁，我爸爸多了不起”。然后呢，别人听到他爸爸名头这么大，连查都不敢去查，说他是不是。然后最后他终于终于爆了，然后被抓了。 但是呢，上到法庭之后，这个戏最高潮就是说，那大家说你是个坏蛋，你怎么样么样？他突然之间就讲一句说，假如我是真的呢，意思说，假如我真的是这个高官的儿子，那那那我所做的事情就就就是理所当然了吗？让让我想到，其实李双江这个通过知道他儿子这个事情，是让我想到这件事情，是说，好像这个社会有有一些魔咒，经过了这么多年，并没有完全解除，那就是说。 呃，我的爸爸是谁？对一个小孩来讲，还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或者说，当他碰到了任何事情的时候，他想到第一件真蛮没出息的事情是先说，我把我爸爸抬出来。这个是，哎，我假设说哈，比如说台湾人这个管用不管用？比如说，要是我爸是一个高官或者是一个著名的一个什么人士，小孩碰到什么纠纷，碰到什么事，今天抬我爸管用吗？管用，但是是对方管用。 <laughs> 你把你爸抬出来最好，我赶快打电话，我就马上打电话给媒体。 <laughs> 不不，我也不要告你，我就打电话给媒体，然后我就说，哎，这个有一个谁谁谁的儿子，你们赶快来拍吧。啊，媒体就全到了，他爸就倒霉了，他爸明天大概就得辞职了。有个有名的爸爸就像有个金箍咒一样，哦，反而惨了。是，哎，人家咒语一念，你就糟糕了。但是这次这个双香这个，我觉得也有点。 因为我看啊，当然我不了解完全的情况，好像这个小孩在现场也没有声称啊，也没有说谁是我爸，他好像说我爸是公安局长，那是另一个小孩哦，另外另一个小孩，哎，广美，你你你听说这个了吗？我听说了，听说了，我还把那个案情研究了一下。哎呦，研究给我们讲讲。嗯，其实我我我还是这样讲，就是一来老来得子，然后我昨天就在。 我昨天就在思考呢，为什么现在的所谓的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会出这么多的问题？ 那其实我觉我觉得有很大的一个原因呢，这个人家都说养子不教父之过，我觉得家长的责任真的还是占绝大多数。虽然我看到昨天我看到一些画面，就李双江李老师去医院道歉，然后跟他跟那人说：“我我宁肯你用棍子把我毒打一顿。”我觉得一个一个这样子的父亲说出这样的话，其实应该是很痛心的。但是你理智一点想。 这个孩子是你造就出来的，那就是说，是不是很多所谓的富富一代、呃新一代跟这个官一代，他们在他们的奋斗过程当中，他们真的很忙。那就是说，在这个很忙的过程当中，他们常常忽略他们的孩子，根本就不知道他们的童年怎么过的。所以，等到有时间可以跟他们称兄道弟的时候，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溺爱。嗯，就是在物质上给予充分的。 就是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你说一个十十五岁的孩子拥有一台宝马汽车，而且还在花二十七万改装，这实在不是正常人可以想象的。哎呦，我觉得这个呃，社会变化太快，然后呢，但是有一些东西呢，它是。 不会，或者是来不及跟着变的。例如说，社会变化太快，有些人富起来的速度这么快，可是有一件事情是变不了，或者来不及变，就是说，当我富起来了或当我贵起来的时候，我老是觉得说，我的儿子、我的子女应该跟我一样，我这些东西要留给我的子女。也就是说，当我我我觉得，如果你你放在西方社会里面，一个人白手起家。 他往往的理所当然的想法说，我是这样起来，我的儿子也应该跟我一样白手起家。他不会想到说，我要把所有东西堆到我的小孩身上。可是在中国社会，总感觉第一个是说，好像大家只要 <laughs> 只要自己这个这个辛苦过来了，然后稍有一点点成就，嗯，就想要保护小孩。 就希望说，哎呀，小孩不要受这个苦了，小孩最好一切就像光明刚刚说的，没错，你就会溺爱。我想，当然有一部分可能也是也没时间管，但另外一个心情就是，你就忍不住你就溺爱。第二个是说，我们社会上面也也经常会老是会这样想，例如说我们讲富一代、富二代、富三代，这个可是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假设，好像说今天文涛你是富一代，你儿子就一定会是富二代，为什么你儿子不会是穷二代呢？ 我们老是觉得，因为我养着他，对，我们老是觉得说这些东西他会维持下去。对，可是你看其他社会，例如说美国社会，你不会觉得说这个，我们不，我们不谈这个，呃，贾伯斯 （Jobs），Steve Jobs，嗯，我们更不知道他女儿在哪里，我们也不会想到说他女儿将来就一定是富二代。 因为我们总觉得说，那一代一代他自己是一个个人，他自己是一个个体，他将来他自己要去走他自己的路。我觉得中国社会相对比较没有这样的想法，就比较容易。你看华人社会，你像香港人就爱说谁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是。都我们都认为这个呃有钱有名有势的家庭出来的孩子，那肯定是含着金钥匙。但你你的意思说，在美国社会里不大这么认为。相对没有是富豪的儿子，也没人会觉得你就。 相对没有那么理所当然吧。其实，在台湾有几几个企业家，他们在教育他们，他们也是白手起家，但是他们在教育他们的孩子的时候，他们真的就是从很小的时候就是把他们丢到海外去，就是也不给他们足够的钱，也不给他们足够的什么保姆啊，这个那个的，就是你们就自己去去打拼，自己去奋斗。你们出去出门也别讲说你爸是谁，都别提。啊。然后等你就是锻炼的差不多的时候，你再回来，回来你再从基层做起。 所以现在他们所谓的二代企业家，有有几个真的是相当成功的。你像我还听过像台湾，我都不知道是不是传闻，说是当年这个张孝炎兄弟两个是在这个谁啊，蒋经国啊，是吧？临临终之前，什么到他的床边，那么说蒋经国还给他们留下几个字，说呃要嚼得菜根呢，百事可做呀。 就那意思，要含辛茹苦。这个语言不像蒋经国的，但是意思应该是蒋经国。其实他们两个人，当然他们身世比较特别，包括就是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完全没有任何这种皇亲国戚的。就是蒋经国委托他的这一个手下王生，就默暗暗的照顾他们。但他们两个人原来也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身世，所以他们在新竹这个念念。 上学校，然后念了新竹中学，也没有同学，也没有任何人觉得他们怎么样。哎，那我打问一下，那蒋经国的那个正经儿子呢？正经儿子就不一样了。正 <laughs> 经儿子，正经儿子就不一样了啊！当年的，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对照。例如说，我们看看他的正经儿子，呃，蒋孝文、蒋孝武，那最有名的是蒋孝武。蒋孝武也还是有那样的心情，他就把蒋孝武送到军校去。 因为呢，呃，这个你必须承认，就是说，呃，蒋介石、蒋蒋经国父子在这上面，他们是有这个，就是说，例如说不能破坏考试制度啊，所以，呃，蒋孝文还能还能稍微念点书，蒋孝武不能念书，那个大学联考考不上，就把他送到军校去去锻炼，可是一送到军校就完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大家都给面子，大家都给面子，然后所以他可以不嫁李一然后他就开始后来是。 不，爸爸自己亲亲自下令，就是真的没办法，没有人管得动，把他从陆军官校退学。那蒋孝武一辈子就，其实他们家这正房的这这几个，其实一辈子都都受到比较好的宠爱。那相对，其实身世反而坎坷嘛。嗯。那你像，你看，呃，张孝慈、张孝炎。 现在当然是呃改改姓变成蒋孝严，嗯，他们两个就非常优秀，就自己自食其力。那只是张孝慈这个很不幸，就是年纪轻轻的时候，四十几岁就中风就早死。但是照一般人看，哪一个？ 这不正经的儿子倒有出息，倒有正经的儿子一般般。因为自己必须要去努力，自己要去打拼，所以这个，这是这是做父母的人其实一个一个痛苦的选择。正因为你有那么多资源的时候，你要怎么对你的小孩？你发现你也觉得说，我怎么可能？我身上有什么我不给？像像刚广美说的，我明明有这么多钱，我把他送到海外去，哎，不要给他那么多。比如你做父母很难，可是你长想的长远一点。 你那样子溺爱他，十五岁给他一个宝马车，你到底要他变成什么样的人？我觉得父母是真的，就算你再怎么没时间，这种事情是要为小孩更长远的发展想一下的。你瞧瞧，这个真是啊，哎，都是中国人呢。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广美都知道，假如我是真的啊！对他清明节生的，我也赶在中元节我就生出来了。给 <laughs> 你这么早的话，那那那就不得了了。 <laughs> 不过你刚才讲的这个，这还真是说，假如我是真的，呃，在这个大陆啊，有很多这个骗子啊，前前前不久好像还审一个呢，那真的是可以啊，可就是呃某个领导人，比如说在宴会上碰上去跟领导人合照，手里拿着这些照片呢。 就能招摇撞骗呢，诈诈骗贷款上百万呢，甚至还有那个人呢，就是也不知道从哪雇来的几个穿军装的，说这是中南海的领导啊，呃，这个担心我的起居呃生活，专门派那个中央警卫团的战士来照顾我的生活，就是不管是跟什么大老板吃饭，他背后老站着两个穿军装的 <laughs> 小伙子，就这样就能大笔大笔的骗钱呢，而且就好使啊，没有人要他的证件呢，大家就就相信呢。 这两岸还是有点不一样。台湾也会有这种骗子。台湾最近有一个很有名的骗子，叫一个一个，也是个少年人，叫黄奇，他现在大概不到二对，这个黄色的黄，然后 <laughs> 之前骗了陈水扁，之前骗了陈水扁，还让还让陈水扁跑去他家帮他算算塔罗牌。 不过那个骗法是说他是一个高人，呃，可以对让你看到他可以看到未来，什么。他现在最近他报的另外一件事情是，他就是他也是他是伪造这个台湾台湾这个呃魏权，事实上就是这边的康师傅的少东，嗯，然后呢到处告诉人家说他是这个呃魏家的呃也是二代，然后呢到处去给人家骗，但是。 在那个情节上面，有些东西会相似，都是告诉人家说我爸爸多了不起，然后呢，因此我现在要做生意，那我所以我要跟你合作干什么干什么。但有一件事情真的是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台湾会有人去伪造企业家的后代，不会有人认，大概不会有人去伪造政治人物的的或者是官员的二代。嗯，因为你伪造官员的二代。 这个是害你老爸坑爹呢，这是新闻界最喜欢最喜欢的题材了。 <laughs> 然后也是大家第一个就想到说，哎，太好了，这个人 <laughs> 我们赶快，我们这个在在新闻界里面，就是就是等每天都在等这种消息，有任何这种消息，马上你就上这样头版头嘛。所以大概这个是冒充不过去的。但是像李双江这个人，是不是更大程度上是是属于是明星的二代？ 叫星星二代，他虽然说也是个将军了啊，但他是在在军级的人嘛。但是基本上老百姓认识他，还是个著名的歌唱家。嗯。啊，而且呢，你知道吗？他还有一个，你道在中国的，我认为有些歌曲具有道德优势，你明白意思吗？是。就比如说，你是唱革命歌曲的人，嘿。跟跟你唱流行歌曲，也许唱流行歌曲的人呢。 搞个婚外恋什么的，大家也觉得没什么了太了不起。可你要唱革命歌曲的，似乎是有点吃亏，因为你唱的似乎都是很道德的声音嘛， <laughs> 是不是这样？你怎么把道道德你怎么说成吃亏呢？他们比较占便宜。特 <laughs> 别不是内占，吃亏就是占占这价值混淆了。 <laughs> 是是是是是。反正作为广美，我看你更多的这个体会就是说，这个教育孩子这方面的担心。 是不是？是，因为你看，我我我，现在现在我们家有四代同堂。我以为说你们家四个孩子。不，我们家有我们家三个孩子，就是我们家现在已经有四代同堂，就是我婆婆八十几岁，然后我们有一个小小孙子，呃，才刚刚满一岁。就说你看到这种全家几十号人。 围着一个孩子，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个小孩从小到大受到这么大这么大的关注的情况之下，我我不晓得，就是说当然这个父母对他一路的扶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万一大家都是这个这个爸爸妈妈溺爱，爷爷奶奶溺爱，这个那个太太那一代，就是大家完全，然后保姆阿姨们全部灌灌输给他的全都是一味的溺爱的话。 真的是蛮蛮伤脑筋的一件事情。哎，这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说中国人呢，虽然你看啊，大家在明面上讲，感觉一个个都是教育专家，都会说我不能溺爱孩子，或者不能把什么钱呐都交给孩子。可是实际上哎，我身边的这个人呢，我觉得几乎没有例外的，就是说我要给我孩子更好的一切。最多的稍微明智点的，就算是什么呢？就说呃，儿子啊受些苦还可以，女儿。说如果我是女儿啊。 说我就认为我要让我女儿穿金戴银，我要让我女儿有她。甚至有些人会发展出一些很奇怪的理论。说你发现没有，这个男孩小时候苦啊，对他将来有好处。说女孩如果小时候缺乏呀，这个女孩长大以后就不可爱，她永远的有这个饥饿感，要多少都没够，是吧？你看周围很讨厌的那些女的，小时候都极其缺乏。所以他说，要是女儿就得宠宠宠宠宠，我把一切。 都给他，哎，这是我周围经常听到的一个说法。我记得前段时间我跟我一对夫妻朋友吃饭，他们家一个孩子三岁，三快三岁了吧，然后坐在儿童椅上，这忽然他就咳了一下，两夫妻就打起来了，一直说， <laughs> 因为你刚才给他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里面有花生，所以你看是不是这这这。 我后来想起来，我后来想想，我我们小时候，起码我的小时候是满地乱爬，抓到什么就往嘴里放。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这样子的。当然，你现在也不能倡导这个。 <laughs> 不不不，说倡导这个，而是我觉得就是这个过犹不及，你就要稍微中间一点。是我真是不知道怎么样算好算对了。我觉着我比今天的孩子好像就是抗造，我们就叫就说这个更皮实。 你今天呢？你像有些这个父母，我们家亲戚也有小孩啊，那个家里干净的，不让小孩拉门把手，到邻居家串门，对，到邻家串门，哎呀，妈妈给你拉开开门，就觉得邻居家的门把手，小孩的手不能摸。我说你到无菌箱里生活算了。 你这个， <laughs> 所以我觉得，相较现在小孩子，我觉得我们的童年是很快乐的。小时候你也抓过蝌蚪，抓过青蛙，然后什么玩壁虎啊，这个那个。现在小孩就是几乎已经没有看过这些活物了吧？很多城市的小孩子，所以真的是，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小孩啊，你就刚才讲，就是几代人宠他呀。 我觉得那是不是说西方人能扛得住这个诱惑？是不是东方人呢比较扛不住诱惑？为什么我觉得是诱惑呀？我觉得这个是上帝的设计。一个小孩儿啊，他太他吹弹可破呀， <laughs> 他你知道吗？他那个眼睛你知道吗？他就是做出大奸大恶，你忍不住你都会原谅他对他好。而且你发现没有，小孩我就发现呢，本能的都是权术家。他其实一一天干的事儿没别的事儿，你知道吗？就是吸引所有的注意。 吸引所有的注意力的焦点到我这儿，实际他呀是非常羡慕嫉妒不是嫉妒，你知道吗？有个有个小孩能把家里电视机砸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吸引了妈妈的注意啊。当然妈妈都是宠他还不够。他后来他发现爸爸总是拿这个啤酒看电视，于是呢他就挑衅呢，开开开开始拿一个洋娃娃哐砸一下，砸一下，大人就说呢，哎你不要砸电视。后来呢，终于发展到拿这个铁家伙。 咵把电视砸了，你知道他为什么？他就是要争取，他要争取注意你们所有的人。我估计这是动物的本能，就所有的你们这些大动物都必须注意我这个小动物。你知道，这是有演化上面的道理嘛？因为这样的人，他他活下去的几率会高一点。因为人，人很大的一件事情，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是所有动物当中成长最慢的嘛。 因为你需要被照顾，所以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本能，如果你长长出来的你的本能是比较不讨好、不不受欢迎的，你很可能长不到、长长不大，你就被淘汰了嘛。这是演化上面的道理。但是小孩不只是这样，还有一个本事，像刚广美讲其实他还有一个本事叫做挑拨离间的本事。哎，他有一种本能是，他马上会知道说谁疼我，谁管我，嗯，他马上就会想尽办法。 让那个那个呃疼我的人有比较高的权利去制止那个要管我的人。那你看这个一家如果是两口夫妇，这已经够复杂了。没错。现在像这个这四代，你说阿姨、姑姑、舅舅，这还这爷爷奶奶，那么多人，哎呀，他悠游在其中啊，他这个挑拨离间 <laughs> 多大的空间啊！没错，而且尤其是这个老年得子啊。 你看七十几，我不禁想到台湾那个李敖也七十几，他都说他都完全不管孩子了。他说因为年龄相差太大了，他说我是他们的祖父的这个年龄，所以他说我索性什么都不管， <laughs> 全交给他他妈妈，他就是一个一个一个好祖父，所以他也是管不动啊，也也管，人家也不让他管。对呀， <laughs> 所以我说这个。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 诱惑对不对？你就纵容他嘛，要宝马给宝马，要要什么只能是给给给嘛。